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呢，请来一位名字和他的样子反差很大的明星， <laughs> 高圆圆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看啊，你只有这个高符合你。对，高其实也不高，一米六四。哎呦，但就算行，看起来，因为他瘦，所以看起来就显高。 嗯，对，跟我们俩站一块儿都是等高的，是吧？对对对。而且呢，这个圆圆，我说了，我对她印象很好。今天还是第一次呃正式的在节目上对见面，对吧？呃，跟文道你们俩都是嗯有很多关系，是吗？ 也是啊，第二次我们第二次见面， <laughs> 第一次见面是在于老师的戏的发布会上。对，其实我我见你也是第二次，然后第一次就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那个新发布会上。同一回第一次见面，没错没错。所以呢，这个一来了呢，我们都感到有点紧张， <laughs> 因为那个我就说我对这个圆圆平常印象很好，因为远远的看你，对吧？ 在这个社会上的种种作为， <laughs> <laughs> 还行，到现在还没上过法制进行时呢。 <laughs> 哎，我就跟文道说，我现在有一种偏见，我觉得啊，好像有的有些女明星，让我觉得她知道害臊，我就会对她印象好。嗯，你说我为什么会对她有这种感觉呢？你变态吧？是，不是？不是我不是我变态，是她自闭，嗯，对吗？这其实是我该克服的，就是我一直说服自己。 尽量要打开自己，跟世界有接触。然后就好像我跟人合作似的，我以前从来就觉得拍戏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现在就一直告诉我，这是人和人之间的事儿，人和人之间要发生碰撞之间的事儿。但是可能我真的性格里面有太害羞的那一面，老是不敢说自己的想法，不敢表达自己，然后非得要憋到一定程度，啪的一下打开，打开的样子可能很难看。 啊，就撕破脸了。 <laughs> 有这种状况。嗯，可是我我很好奇啊，就是因为我认识一些演员啊，或者是明星，他们是呃，往往是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在这行做的越久，嗯，他的某一个面相就越往后缩，就越自闭。但是你这个情况是你似乎是一开始就这样，是吧？ 我对，可能从小哎没从小，我觉得从我高中开始的性格，就是高中是那种女生班，老师是很有意识要把我们每个人都教育成淑女的感觉。上的是什么学校？ <laughs> 我们 <laughs> 那个那个我们 <laughs> 其实正好也就是很巧合，我们班是女生，然后我们的老师呢又是一个很淑女的老太太，她很喜欢我们的那个样子，都是很淑女的。就是。 经常做的时候，这个小腿要交缠三圈。对，就类似这种，包括我们上学时候不是有， <laughs> <laughs> 有有桌布嘛，然后让我们我们的桌布是要洗的很干净，那个角对角都要贴的很好，放在那儿的那种。我不知道，就我上课的桌子有桌布。我们上学的时候，你这是太贵族了吧？你这什么学校？有的学校是有的吧，就很普通的布做成的那种，不是很漂亮，刺绣啊什么都不是，只是。 那一个桌布在上，然后每周我们要都拿回家洗得很干净，套在上。而且我觉得啊，气质上也能看得出来，她是就是从小是知识分子家庭这个出来的这种女孩，所以我就老说，我说你啊，四十岁的时候可能黄金时代还在呢。就是她，你看南京南京那个样子是吧？她一扮。 就像是个有文化的那种知 <laughs> 知性女性的样子，嗯，而且从眼神里看得出来这个内秀啊，对吧？嗯，是，这还有什么可夸的？呃，我我想不到，我我能夸的都被你夸完，每次夸美女都是你， <laughs> 你擅长嘛，对吧？这一方面，这个咱咱咱别管两个男人的兴趣啊， <laughs> 我这个问了问我们组里的这个小姑娘，我说这个高圆圆来了，你们想知道什么呀？她说，哎呀，我们女孩啊，我们就想知道她怎么能那么瘦啊，她怎么能那么好看呢？ 我说后一个问题呢，你不如问他妈，对吧？ <laughs> 前一个问题可以问问他，而且呢，据说他是大杏仁代言人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你给 <laughs> 我们说说，这大杏仁跟你这个瘦有关系是吗？对，这个大杏仁其实是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但我平时不会带， <laughs> 真的是我平时不会带这么多。今天是想让大家都来分享一下，我自己是有一个这么大就这么大的一个小盒子，是每天二十几颗丢进去。 就是瘦呢，确实是我还不是说非常明显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健康的指数是有提升的。瘦是我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真事儿，就是我因为这些年在采访当中，我也都会把大杏仁的好处讲出来。然后前一段听说有一个女孩也是一个经纪人，她托别人告诉我说特别感谢我。我说为什么呀？然后她说因为我讲了大杏仁减肥的那个方式之后，她瘦了好多。她大概是从呃从。 元旦开始，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二月底三月初，她大概瘦了有十二斤还是二十斤，我忘了。哎呦，那是厉害！因为她以前是个胖姑娘，胖乎乎的，我一直没见到她，但是我估计她现在能瘦好多。就是其实她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方式，就是她提倡你晚饭，首先我们是晚饭尽量不要吃过。 太饱的，这个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，因为你没有晚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消耗你吃进去的能量，它积蓄在你身体里就变成一个废物排不出去。所以首先你晚饭要少吃，但你怎么控制食欲呢？就是你可以先吃大大杏仁产生那种饱腹感，所以你晚饭自然就可以少吃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咱们俩是是知音了。嗯。因为我也减肥嘛，我就不吃晚饭。嗯。不吃晚饭呢，然然后然后我就是。 半夜里吃这个杏仁儿，不过 <laughs> 吃的有点多。这 <laughs> 俩能 <laughs> 没没显得最近瘦了，没事弟，最近最近还胖了，越吃越胖。我跟你说，最近最近太反面了，这最近胖啊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回家在医院里陪妈妈。你要是说我一个人陪陪在在医院怎么能陪胖了呢？ 我要是自己住啊，自己宅着啊，我有一套，哎，这个咱们俩可以聊聊。我有一套这个生活方式，哎，我就能维持一个我的胖瘦。嗯，呃，比如说吃多少我自己知道，而且我每天我走跑步机，每天我跑。你知道吗？你回了父母那儿啊，你就跑不了了。没卫 <laughs> 花在病房里头跑是吧？哎，这方面我要特别想讲讲这个圆圆。 她呀，这个这个是个孝顺女儿啊， <laughs> 我得广告之后再说这事儿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高圆圆呢，是个。 超级的宅女啊，宅到一个就跟我都差不多的程度，我也能一个星期就不出门，不出门的概念是不下楼啊，不下楼，不下楼啊。你知道北京还挺好，你要点什么打电话，他都给你送到门口，就真的可以就就不出门。但是呢，他的这个宅，咱们可以待会儿再说。但是他宅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咱们想不到的地方，他经常宅在医院里。 嗯，你说我第一次知道一个女明星啊，她会有这样的一种生活，嗯，甚至于一年你可能得有几个月。呃，这几今年差不多有快两个月吧，快两个月的时间。就是常年的在医院陪护妈妈，因为她肺很不好，所以就是不能感冒发烧，感冒发烧一个小问题就会诱发一个大问题，住在医院里头。你为什么呃没有护工啊？ 我觉得可能这跟我性格有关，就我不太能够忍受别人来弄这些事儿，我觉得一定是我来弄我妈妈的事儿，我心里才踏实。我到现在还跟我妈睡在一张床上啊， <laughs> 嗯，就我我跟我我跟我父母还住在这种航天部大院里面，嗯，然后我现在跟我妈还在一张床上睡，就确实关系是，嗯，可能。 通常比一般状况下母女要更关系会更亲密一些，因为我也没有离开过家，就一直都是跟父母在一起的，一直住家里头，一直住家里头，除了拍戏以外，对，大部分都住家里头。你所以某种程度上，你妈妈呀，也真是有福气。 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对我在想，有些事儿可能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也会说，就跟我妈说，你看你你身体这么不好，这个你真的没办法，你要去承受这个病痛，老天给你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你老公很好，然后孩子很好，我有哥哥，就是大家都很照顾他，所以可能。 我生活中有时候碰到我妈这样的事儿，我也会觉得就是，比如说真的很累，累到，或者说真的很着急，因为这份着急和担心，别人不能够替你去解决，就别人不能替你去承担这种压力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工作那么好，我身体健康。 然后我爸妈妈还在，这种压力对我来说可能是我人生里必须要承受的一部分，要不然太完美了，我自己都不相信能有那么好的事儿。你看我们家啊，就是没个女儿，现在我妈妈在这个病床上不能说话。我跟你讲，我得给全天下的这我们这种情况的人说一个，只有后悔。到了有一天呢，全是后悔，就是什么意思？呃，我妈妈现在不不还不能说话了，那么那么，你知道我就觉得要跟她说什么。 然后我就想起啊，过去我回家，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羡慕你有个女儿？ <laughs> 不不不是不是羡慕你有个羡慕他妈妈羡慕你是个女儿呢？这个我原来回家，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是是个义务吧，要回去。这个儿子啊，即便是回去啊，有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话讲。嗯，因为我不知道跟女儿不一样。像我跟我哥跟我妈也是，就很客气。 那个，你说真坐在那聊天，两个人面对面，真不知道讲什么。对你像我就觉得过去回去，好像现在想想起来，我妈妈总是巴巴的。 就看着我在在在在在后面跟着我，然后就说，但是真的让他说呢，他也说不了什么。他说你在你在外面吃的怎么样啊？呃，饭都吃什么呀？这都是就是这这类话题。我就说来说去，其实我到最后发现了，我就回家我还是看我的书。嗯嗯，这等于啊，就你待在家里头看书让他看。过去你无数个机会可以跟他谈话，对，现在你真的想跟他说也说不了话了。嗯，所以我就觉得女儿好，你知道吗？女儿。 跟娘啊，他就有个有个有个很多，你你你跟妈妈都说什么呢？我就你说的这种，首先你说这种感觉，我觉得我好像就十几岁我就开始有了，就开始很珍惜我跟他在一起的生活，因为他身体不好太多年了，就太让我知道一个人在你身边的这种珍贵性了。然后。 所以我差不多就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之后，我就已经我自己可能我都觉得我有点病态了，就是我把我不工作的时间几乎都放在他身上。所以你说的就是这种你想看书，我只能放在我妈睡觉以后去看。 就我也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挺想看的，或者玩玩手机啊，或者上上网啊，或者干嘛。但我就觉得把我妈干晾在那儿，就于心不忍的这种感觉，所以就陪她说话。然后她其实她体力各方面来说，她也不愿意老在那说话，但你偶尔逗她一句，然后你帮他找点事儿干，跟他下下跳棋。然后比如说我跟他一块儿看电视，他还看的节目，就其实就。 不是特别有趣的节目，你问我要看， <laughs> 我也不是特想看，但我会陪他看，我会告诉他现在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，然后这是个怎么回事儿，因为好多时候几乎这电视剧还没开始，人物关系以我的专业性来说，我已经马上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事儿了，我就开始跟他讲。 <laughs> 然后我妈就哎，你看过这电视剧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我说：“我干这个的。”这这就跟我爸爸的那句名言似的，我有时候回家勉强说我要陪他们一块儿看看电视，可那个实在。 是看不下去， <laughs> 然后我我我爸爸就一副过来人的口吻跟我说：“碰到不好看的节目，沉住气，待会儿就好看了。”谢谢爸爸， <laughs> 对对对对，沉住气。不过我是觉得，一般来讲都是生女儿要比生儿子好，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，你光是你不要说母女关系要比母子好，一般，其实父子父女关系起来也是这样。嗯嗯嗯。呃。 大部分我发现就是父子矛盾会容易多，嗯，父女之间就相对比较融洽。嗯，就无论所以从任何角度来看，如果你希望家庭关系和谐的话，还是生女儿比较好。 <laughs> 没错，其实我现在觉得男人呢，大体就像你说的，他就顾着个自己舒服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对他来说，只有责任和欲望这两件事，要不然就是怎么让自个儿舒服，要不就是我得尽责任。但是这个事儿啊，你像我经常，我原来跟一个姐妹，我也是说。 我说我我跟我父母在一起，我就是回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一去干什么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可以给你妈妈买个围巾呐，让她回去试一试啊，或者给她什么按摩按摩呀，什么的。你看，这就是女孩儿，嗯，她能有这种这种。”对，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整个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要求不一样，就导致了就完全走的是两个方向。就男性你没办法去要求他做这么多生活细节的事儿，因为他想的都是。 理想或者想的都是我怎么成绩更好一点，嗯、想的都是我被社对我怎么想的都是被社会认同更多。但家庭反过来说，我觉得我是觉得啊，男性可能更多时候要求的是家庭为他的付出。对一个男人做到为家庭付出其实是非常难的，但同时我觉得也我认同，我觉得不合理。女性就该做女性的事儿，男性男性就该做男性的事儿。不过我觉得其实还。 还不只是男人觉得家庭应该为他服务，嗯，而是男人从根本上也许就不希望跟家庭有关系。 <laughs> 我在想，也对，因为这是动物就是这样嘛。你看所有的哺乳类动物，男性男性到了一定程度都都出去的，嗯，象从大象到狮子到老虎到猴子都这样，母猴不出去吗？留下来呀。 会在群体中，你也学到这东西。你你没注意吗？所有的猴群，猿猴长大了就走了，对，会跑出去的，是吗？母猴是继续在一起，小猴不都把抱在母猴身上的？所有的象象群呢？不是，一整群的象也都是。我说是小女猴啊，她也不放单飞吗？她不放单飞，他们就留在群体之中的。 他们是偶然、偶尔呢，会跑到外围去勾搭一些公猴，大的肚子回来。啊，但是对，生活在群体里面。一旦做到，从动物学解释了你的行为。哈哈哈！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 你说你老在医院里宅着哈，这个医院里，你看我看他那个微博上写的就有有些体会，我才刚刚知道，比如说是这个突然间就有乱喊乱叫的。嗯，对，这是一个一个一个，就是住在我妈妈隔壁的一个，因为他们是呼吸科，然后那个病人呢是之前什么手术，是做的体外循环的手术，好像是十一个小时还是十二个小时，所以大脑缺氧。 他在有一个状态里面，他是他是意识是不清晰的，所以就是像神经病一样，就是。 当时觉得其实是挺恐惧的，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他闹到楼道里的时候，我会赶快把那个门反锁住。嗯。但是就我就觉得他老婆就每天很认真的在跟他那个，就特别认真和较劲的在跟他说话，就把他当一个正常人一样。我觉得这是家人和外人的区别。我看见他，我是很本能的，我恐惧。就半夜他会敲那个墙，因为后而且他他老婆开始是不让绑他的，是因为他老婆觉得我老公。 还好好的，就你们，您们不能把他绑起来，就不光是说心疼他，我觉得他从意识上来说，他不认同他疯了，或者不认同他精神有问题。然后暂歇性的是吧？应应该是暂时的吧，但是直到他出院的时候，都还都还不是太正常的一个状况。但他老婆就是很认真的在跟他较劲，你不请你这个，你怎么样跟大家讲道理？是是，对，你你像我我妈妈这个，她就是。 为了防止他无意中这个拔掉这个鼻饲的这个管子啊，他是要绑在这个这个上面的。但是你知道这个重症监护室啊，我爸爸去了，我爸爸就没法接受啊，就是就是跟我们都不让他进去，因为他跟这个医生护士就得吵起来。嗯，他说这是精神病人才这样啊，你精神病院才这样。你知道有些时候医疗手段你很难想象，你比如我妈妈特别怕冷啊，特别怕冷，但是她为了不能让她血液温度高啊。嗯。 是握着冰啊，那他等于是他就是戴着冰帽，背上握着嗯，你这个亲亲人看到之后啊，你是很难呃接受的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常常在想，比如说在医院的时候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。比如说有时候我去医院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想一个事儿，就看到一些人他病得很痛苦，也有乱喊乱叫那种。我常常在想，象，假如那个人是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家人的时候。 怎么办？嗯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像你刚才说的那个，对那个太太那么做的。你知道，我这次在这个重症监护室啊，我有一个体会啊，就是这个人类啊，其实到了某种这个绝地啊，都很相像，就是算什么呢？你比如说，按说咱们是搞说话工作的，嗯，对吧？你那个能说出点不同的来。 可是我发现啊，真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要唤醒妈妈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个重症监护室旁边都有人嘛，他只是可能每天放半个小时，加加加家属进去。我跟妈妈说的这个话呀，说着说着跟隔壁床的那个说重了，我就发现人类的语言是非常非常贫乏的，因为我能说说，一般都是这样说，所以说妈妈，呃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都在呢。 啊，爸爸也挺好的，你呀，呃，一天一天的都见好啊。说着说着，我发现隔壁床那个人，说的跟我一样。对。可是让你想，你你呀，不能说出什么你你想不出什么能够说的，因为生老病死啊，就这些事儿都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秘密。对。那都是语言没办法穿透的，你你无话可讲的吧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呃。 有一次我看一个摄影机特别有意思，是德国一个摄影师，呃，跟一个记者，他们专干什么事儿呢？他们专门到各种的临终病房，嗯，专门访问跟拍一些肯定很快要死的人，然后呢，他们拍那个照片很震撼，因为是两组，比如说拍一个人，这个人还活着，睁着眼睛看着镜头，拍正面照。 另一张照片是他死了之后，眼睛合起来一模一样的照片，只是眼睛闭起来，对在隔壁，那整个照片集就很震撼。里面有句话我觉得很厉害，他就说到那些临终病房的护士医生，嗯，他说他说有时候自己会，明明觉得这是很庄严的大事，但是你会麻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的太多，对，看的太多到一个地步之后，你觉得这些人怎么都一样？嗯。 说的话都一样，家属的表情是一样的。你跟家属通知噩耗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是一样的。嗯，就人人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有一个临终病人，那个病人是被访问完三天就死了。他就说，他坐在那个医院病房往外看的时候，看到对面正好是个超市。嗯，超市呢，很多小孩在吵，然后有些人提着个袋子出来，然后气急败坏的样子。 他就忽然之间跟这个记者说了一句完全不跟访问有关的内容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看这些人样子，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会死。”对，嗯，我特别能理解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妈也是在重症监护住了有二十天，我还好，医生放我进去住了。 这个是一个，这是一个不被允许的一个，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有卫生条件的一个，所以我是进去以后就不可以再轻易出去了，就你不能一会儿出去买个东西吃，一会儿干嘛，所以我几乎就住进去了。住进去之后，我除了不得已一定要上厕所的时候，我才走出房间，要不然我就不出房间。然后那个那个医院外面是，我觉得是北京最好看的一片景象，就是往。 嗯，往往南看过去，整个 CBD 你可以看得到。哎呀，你觉得特别的美。但它的医院的那个呃重症监护是一个拐角型的，所有的病房在这儿，然后病房外面是走廊，走廊就是一大扇玻璃那样看出去，然后。 病病房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很垂死在挣扎的状况，他有没有意识的这种状况？真的，我那一刻看着，我看着外面，然后看着那个很漂亮的车灯，然后看每一扇窗，我在想窗里有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故事，有笑有哭，或者可是你无论你再挣扎，你的人生一定要走到这一刻，这一刻可能是你你你真的什么都来不及做了。 然后包括我，我旁边，我妈妈旁边病房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有一个人也是，就每天有一个那个阿姨来来帮她做按摩，然后做完然后就走，就是两个人其实她也不说话的，她就是那样帮她从头按到尾，按按按，然后按完了人就走掉了。突然想，真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相处，这种关系，可能真的到你爱的那个人躺在这儿了的时候，你不要有遗憾，就是你你他躺在这儿了，你也问心无愧，就是我这辈子。 就真的是不愧对你的，然后我没有没有什么遗憾，所以真的可能就是我们要，我们要在有限的生命里面的，你尽量对一个是珍惜，一个是可能要为你爱的人去做一些事情，不光是为为我们自己做。真的是，这种其念死，对，就是常常想着死，对他想着自己会死，不知道身边人在死，对，没错，常常就是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 Amen.